破了！花开堪折此时狂喜，但很快看清于峰狂剑士的生命后，他就一秒也笑不出来。好在百花谷的玩家反应够快，就这一瞬间，治疗齐齐工作，刷刷刷，于峰狂剑士的生命就已经刷满。但是于峰的狂剑士却愣在了当场，好像不知道自己的生命已经被挽救，以为自己已经挂掉了似的。 于峰确实以为自己这一击间就会挂掉，眼下的结果让他感到诧异。自己刚才那一击不至于躲闪不及吧？这家伙，你这家伙，到底还是心软了。于峰跟着就听到那边的狂剑士再睡一下说了一句：“心软的人，当然不是说他。”呵呵。 倒地的钱花迷人笑了笑，什么也没说。在水一下的视角跟着，却转向于峰这边。小子，繁花血景呢？看似是寄生于弹药专家的百花式打法，但事实上，真正掌控这一打法节奏的是狂剑士。想再现繁花血景，你还得加把劲儿。孙哲平说着，结果还没等于峰回过神儿。 兴欣的诸位却已经在叶修的指挥下井井有条地投入战斗了。首当其冲的就是叶修本人的君莫笑，千机伞一抖，变成战矛形态，朝前一亮，让张家乐和孙哲平两人禁不住都是视角一跳。“喂，你这家伙添什么乱？”张家乐叫道。“哼，你这个熊猫枉我们把舞台腾给你，真是浪费时间。” 现在就由我们来接管战斗吧。说罢，战矛一点，张家乐只当是要攻来，连忙操作浅花迷人朝旁一滚。结果，君莫笑这一下只是虚晃，跟着身形已朝旁一闪，身后扬来一把沙，包子入侵入阵。张家乐躲得挺快，但于峰的狂剑士还在那里发怔，被这把沙抛了个正着。于峰屏幕一黑，进入失明状态。 倒是让他一下子醒觉，但此时已看不到状况，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倒是声音还是能传进耳里。又想再破一次我们的繁花血景吗？于峰听到张家乐叫道：“哼，你的资讯也太落后了，老孙，你站开点万一打到你的话，我会不好意思的。”叶修回道。张家乐一惊，视角转过。 看到再睡一下，果然朝旁让了一让，似乎并没有在和他并肩作战的意思。而这时，张家乐也终于留意到了再睡一下头顶上的工会名称——逆战天下。顷刻间，张家乐已经意识到了什么，随后迎风布阵，招来了一场混乱之雨。一寸灰放出了一个冰阵，美光的召唤兽排队杀入光影。 小枪和竹烟霞各朝天一记刺弹炮，炮弹在空中炸开，密麻的刺射弹正朝着这边落来。张家乐不再多言，浅花迷人，灵活的在攻击当中穿梭着。于峰的狂剑士却是惨了，因为走神中了一个抛沙失明状态，经验再丰富也不可能将这突如其来四面八方的攻击给全防住。 不过，从于峰的狂剑士一剑展开了繁花血景，他已是百花人认准了的核心大神。百花的玩家到底还是没能想起来，他们是抢 BOSS 来了。所有人死命的冲上，只是为了救回他们的大神，顺带的，他们也很乐意顺便给张家乐的浅花迷人来两下子。如此处境下，张家乐会有多艰难，可想而知。 百花的玩家还算好应付，但叶修指挥下的星星团队可就着实让他难受了。左躲右闪，却也逃不进这么多的攻击。浅花迷人的生命不断下降，一团乱战之下，张家乐的精神也有些恍惚了。接下来这一波攻击，眼瞅已经反应不及。突然，血里又是杀出一个声音又一次把他的浅花迷人。 给救了下来。张家乐呼晃的转动着视角，看清了来人，是林静言的流氓。张家乐的精神赫然一振，没错，这才是他现在的队员，真正可以在战场上依赖的伙伴。过去的终将彻底过去啊！张家乐眼望战场，孙哲平的在水一下已经被战局分割到了另一端。 在那边挥舞着重剑。张家乐的记忆一下子回到数年前的那个夏天，好像也是这样一场混战，最终只有两个人活到了最后。那个肩扛重剑的少年就这样开着暴走状态冲到了他的面前，已经完全没有精神再站下去的张家乐以为自己必死无疑，结果却听那人来了一句：“嗨，你的技术看起来不错。” 要不要和我一起来个组合？那一年，两人一起加入百花战队，成立双花组合，互相研究对方的特点，摸索合作打法。次年，繁花血景震惊整个荣耀圈。而如今，同样混乱的战场，两人却已各自一方。百花打法依旧炫，重剑血影依旧狂，但繁花血景的盛况。 终将不会再次重现。再见了。像之前朝百花谷公会举枪一样，张家乐的浅花迷人抬起右手，一枪准确射向战场另一端的再水一下。子弹射出的血花从再水一下身上飞溅而出，再水一下的重剑咆哮着朝这方向斩出了一记血影狂刀。 拦在当前的人，当即被一剑斩飞。再水一下，那并无表情的角色脸上，张家乐似乎看到了一抹笑容。重剑扛肩，潇洒转身，闪。终于彻底告别过去的张家乐，也恢复了理智洒脱。迅速发觉眼前这混乱的战局，参与的根本一点意义都没有。 大家是抢 BOSS 来了，BOSS 在哪儿呢？中草堂那边呢？眼前这帮人在打的架，根本就是莫名其妙啊！随即立即招呼林敬言闪人。结果两人想撤，星星的却不干，死死揪住二人不放。喂，我说你老糊涂了吧？总揪着我们干嘛？张佳乐大为不忿，朝君莫笑方向怒斥：“哼，是你老眼昏花了吧？” 我们只是揪着你们吗？叶修反唇相讥。张家乐定神一看，这兴许还真不是只揪着他们，在场冒泡的职业选手角色，只要走过路过的，不管招没招惹他们，都会被他们主动攻击骚扰。真欠呐！张家乐惊叹着。林静言也有点迷茫：“你说如此犯贱为哪般呢？” 星星这种粗暴的集训大练兵方式，已经不是体制内的职业选手能所飞快意识到的构思了。不能让他们这样猖狂下去啊！张家乐说。但我总觉得他们这嘚瑟样，如果我们主动攻击的话，反倒会正合了他们的心意啊！林敬言说。难道是声东击西？张家乐从战术角度思考。 调虎离山，林静言补完，说吧两人齐转视角朝中草堂那边看，星星联盟军的工会人马正大肆的包围上去。果然，两人齐拍大腿，顿时将星星的集训大练兵理解为想要牵制住他们各家的职业选手，让诸位高手都腾不出手去杀 BOSS。两位经验无比丰富的老牌大神。 自认识破了叶修的诡计，当然不肯就范，百般想要脱身去 BOSS 战那边。职业选手这样不配合，让星星诸位也很为难，各种围追堵截，反正也算是和大神交手，也算是在积累高水平的对战经验吧。霸图的这两位算是被咬的比较狠的，百花的于峰算是顺势被咬进来的一位。 再一个就是蓝雨的黄少天，从一开始就没有脱困，而且在卢汉文的剑客被击杀后，这家伙一直就在刷着报仇报仇的文字泡，好几次把星星倒是折腾了个手忙脚乱。倒是一开始主动投入战斗的孙翔，总算是被肖时钦抓住机会给劝回去了。贾氏的人最终没有掺和进来。 围观时间较长的，如轮回、烟雨楼等工会，在看清局面后，出招也比较从容。两队的职业选手都远远地绕过搅屎棍一般的星星迂回朝中草堂这边进发了。中草堂这边顿时也压力倍增，这么多工会，这么多职业选手，岂止他们的话，他们就算也有大神坐镇，也难以抵挡。 只不过这种局面，如果都没有预见到，那王杰希也枉为两届总冠军得主，险些就重塑家世伟业的男人了。众工会、众职业选手这一围上，中草堂主动就让开了一条道，但这条道不是欢迎用的，而是欢送用的。就见王杰希的魔道学者骑着扫把，嗖一下就飞出了。 然后就是人堆里各种吊诡的走位，而他的身后不远不近吊着的正是 BOSS 影子军师沙寒。众工会一看就泪流满面了。很显然，此时沙寒的第一仇恨在王杰希的魔道学者身上。正常打法，此时灭掉第一仇恨才容易将仇恨过度转手，但是现在第一仇恨可是联盟以诡异著称的魔术师啊！ 能捉住他的人有几位？烟雨新加入的姐妹花倒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两位神枪手齐冲上，想进行拦截，结果王杰希的魔道学者几个直角变向加变向取消的假动作，就把两妹子玩晕了。回过神的时候，影子军师沙寒倒是路过他俩当中，顺手给了一人一刀。 那七十五级的野图 BOSS 的攻击力是开玩笑的吗？看起来朴素的一刀，差点没把二人直接给秒了，弄得二人一阵心惊肉跳。再想上去拦截时，可就慎重多了，远远的开始发动攻击。但王杰希的魔道学者尽在人堆里钻，远程攻击子弹最终倒是把各家工会的人都伤了个遍。 在场的众职业选手纷纷同情地望着这对姐妹花，新人呐，到底是嫩点儿，被王杰希耍得团团转呢。